两个记者专为采访挑战赛而来，多少还是得做些功课，而家事自然就是他们二人功课中的重头戏。老板身份的陶轩曝光并不算多，但还是被二人立刻给认了出来。陶老板，两人的惊喜洋溢于表。啊你们好。陶轩先是点头问了个好，随即就关心起星星的情况。你们刚说。 星星战队的报名选手里没有野球。是啊，您看。记者之一说着，拿出他的手机，所谓的最终名单却是显示在他的手机屏上，这让陶轩狐疑的看了他一眼。这位记者也有点不自然，但是没办法，他们也不是在现场拿到的情报，当时他俩早已经跟着曹广成跑这边来了。 这最终名单其实也是他们在荣耀官方的挑战赛页面的及时更新中刷到的。从手机屏上显示的名单中，陶轩却也已经清晰的看到，星星战队角色君莫笑的后面操作选手写着的名字赫然是叶修。叶秋，叶修，一字之差。 但对于这种需要严格核对身份的比赛来说，区别可就大了。陶轩望了一眼崔丽，不由得又看了一眼苏沐橙。直觉告诉他，苏沐橙肯定是知道些什么的。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奢望还能从苏沐橙这里得到什么，反倒碍于苏沐橙在场，这事儿他不想多做讨论。假使一行人出了酒店。 身为豪门战队的他们，排着队打出租车，那可就有点没气质了。出行要用的车辆，家世自然也早有安排，而家世的老板陶轩居然没有另做安排，和选手们一起上了这辆豪华大巴。电竞之家的三位记者跟着家世的人，最后也上了车。 不过随后就发现，他们最希望接触的目标家事老板和经理身边已经没有多余的位置，三人也识趣，往后走，随便找了个地方就坐下了。而后那两位记者就开始眉飞色舞的在家事其他人中寻找访问对象了。曹广成一旁冷眼旁观，心下冷笑：这两位。 实在太没有随队记者的经验。随队记者比起一般记者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采访对象相处，所以没必要，也不能像寻常记者那样发现目标就赶紧追上去突击几个问题。随队记者的最高境界是让自己变得好像战队中的一员一样，从而认识到这里每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互相之间的来往，就好像朋友之间的聊天交流一般，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在无数琐碎的细节中寻找会让读者感兴趣的素材，用这些来充实自己的稿件，写出其他记者无法写出的内容和角度。而眼下这两位呢，抓着一个选手就仿佛要做专访的架势，这就未免太不知分寸了。 嘉世的选手现在确实都在这儿了，难道这一趟车就顺手完成八个专访？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真要做专访，那即便是随队记者，也要走正规流程，先向俱乐部方面申请。两个记者很是兴奋地活跃了一圈后，很快感觉到了嘉世选手们对他们二人的不满。可怜二人还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 回到自己的座位，各种惶恐的在那儿犯嘀咕。偷眼朝曹广成看，却见这位好像一点不知道眼下机会难得似的，和一车这么多的新闻人物坐在一起，居然正在靠在车窗上打盹儿。俩记者不敢东走西走再去找选手了，只好竖起耳朵想听听家世的人们互相之间会有什么交流，结果。 车里是一片肃静，倒是最前方，老板陶轩和崔丽坐在一起，不停的交流着什么，可俩人哪敢凑到旁边去听啊！居然没有叶秋。这是一上车坐稳后，陶轩就对崔丽说的，而崔丽呢，这时自己也拿出手机，上官网上搜了一番，不止看了《君莫笑》。 而是把星星所有操作者的名单扫了一遍，确实没有叶秋。但是，最下边的那个狂剑士又是怎么回事？孙哲平，陶轩之前从那记者的手机上就看了个君莫笑，没有往下拉。这时一看崔丽这边的名单，呆住了。他也是从联盟初期就在这个圈子混的人了，孙哲平这个名字不至于遗忘。 <sighs> 这人怎么会也跑到他们的队伍里去了？陶轩百思不得其解。崔丽也答不上，他只知道这位的加入只会让星星变得更可怕。家世对星星胜算还会是百分之百吗？崔丽怀疑了，但他实在不敢说出来。先不管这个，叶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陶轩茫然，在上次他们爆料说叶秋组星星再到电竞之家这边的报道，肯定说星星的报名选手里一定没有叶秋后。有关这事儿，他们讨论了不止一次，最后一致认为，在线下赛的时候，叶秋怎么也会换进来。至于这叶修，大概就是胡乱找了个身份挂个名就是了，反正线下赛没有什么监管。 叶秋操纵君莫笑，别人没证据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至于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弄出个叶修，那在家世看来就是不想被曝光。这样来自于粉丝的压力太大，而到了线下赛，因为赛制要求严格，无论如何也只能露真身了。哪想到现在线下赛到了，叶修还是叶修，这叶秋。 居然真的不会再出现在比赛场上来了。这对家世来说，原本应该算是个极好的消息，但是陶轩和崔丽两个现在却是一点也笑不出来。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不是什么好事，这应该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看来有必要亲自去拜访他一下了。”陶轩说着。 到了挑战赛指定酒店，嘉世选手也无例外的需要在接待处完成签到。这时候，酒店大堂倒是已经没什么参赛选手，嘉世诸位倒也没有引起什么围观。行星战队叶秋来了没有？签完到，崔丽随即开门见山的向联盟工作人员打听上了。没有，工作人员摇头，他也不认识叶秋。 但是负责登记酒店入住手续的他，可没有看到叶秋这个名字出现。就这事儿，他们私下里也小有议论呢。那这个叶修最后是分到哪个房间？崔丽随即问：“这个，星星战队是在 A 座七楼的七二幺到七二六房间，具体如何入住，我们也不清楚。”好的，谢谢啊。崔丽随即也不多问。 回来向陶轩汇报了一声。曹广成一直不远不近，听了个大概，心下也是诧异。而后陶轩和崔丽就往 A 座电梯去了，曹广成却不方便这样跟上，只好跟着家世选手们又返回了车上。另两位电竞之家的记者此时却尴尬起来了，这车他们上还是不上呢？嘉世方面。 完全没有邀请他们的意思，再上去依然是像之前那样傻不唧唧地坐在后边。跟去那边酒店，也不见得能有什么采访的机会啊！不行，还得上。两人略一商量，这要不上，嘉世这条大鱼没准就吃不着了。曹广成到时会交的稿件，肯定都是相关嘉世的。他们写点其他战队的，那怎么争版面？啊 这车不仅要上，而且还要把入住酒店也改过去，就跟着家时住。两人主意一打定，立刻嘻嘻哈哈，故作自然的就钻上车了。有魄力，曹广成如何猜不出这二位的心思啊？挑大拇指夸了一句。两人都知这是在讽刺，也不接话，钻到车后找了个地方就坐下了。 也不敢再找哪位选手去套近乎。曹广成做的不前不后，心里盘算着星星那边有关叶秋到底是怎么回事。常先那小子一直跟星星是不是多少知道点什么？虽然对家世以外的战队都有点不屑，但曹广成新闻敏感度还是有的。想到这儿，觉得必须要找常先问一问。 连忙拿起手机下车就打电话。和家世他是熟了，家世的车上上下下的他就和家世一员似的，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下了车正拨号，曹广成就见前方酒店门前停下的车里下来一人，好生面熟，是谁呀？曹广成调整了一下角度，跟进两步又看了两眼。 突然反应过来，这是联盟主席冯宪军呢。这种大人物，那想采访到就更难了。想战队老板，他这样的随机记者还是有机会接触到，聊几句。趁着心情好的时候，没准还能约到个专访什么的。但是联盟主席冯宪军，这家世的随机记者可就也不够层次了。 想约专访什么的，那得电竞之家的主编大人出面还差不多。平常的话，在新闻发布会一类的场合，记者提问时间能被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高兴死了。那两个傻货只顾死盯家事，这样的大人物都错过。曹广成心下嘲笑这两位同事，电话也顾不上打了，连忙快步跟上。冯宪军一行也就三个人。 来到接待处时，联盟的工作人员当然是认识他们的大 boss，连忙起身。冯宪君凑近了些，好容易听清这行人的说话，钻入耳的第一句就是：“星星战队被安排在哪边了？”“A 座七楼七二幺到七二六房间。”曹广成震惊，看这架势，这联盟主席是冲着星星来的。这星星多大的能耐呀！ 到现在为止，不也就是在线上赛的时候淘汰了一支职业队吗？这就值得联盟主席亲自关注了。即便这支战队有叶秋光环，那也不至于吧？曹广成完全迷茫了。